江管弄情，令歌反夜，嬉嬉钓手莲花，千骑拥高雅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二日桃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咁呢首咧就写杭州啊，杭州钱塘江出口啊，东南形成嘅东南呢个圣地，三吴都会，浙江就系吴人啊嘛，系嘛？钱塘自古繁华，自古以来呢度都系咁繁华。